锵锵三人行，咱们今天请来的是李成儒老师啊。李成儒老师这算老戏骨了，老戏骨这演戏也也快演成精了。对，那个大曾那个我太亲切了。 <laughs> 以前不知道为什么我那么不愿意听这老戏骨？ <laughs> 我们香港那边都说这词儿啊，这老戏骨在大陆就好像有点就是那意思，就是就是。 一个老油条，似的。 <laughs> 哦，是往这儿里，哎，就好像我不爱听人家说我是什么名嘴，是吧？就感觉就靠油嘴滑舌和嘴皮子吃饭 <laughs> 似的。对对对，其实肚子里有东西。对， <laughs> 还咱们还爱吃炒饼。没错没错没错，我我我我我们俩多少年前都搭过戏，你知道。但是那天咱们讲这个，讲到宋丹丹的这个话题呀，我不由得想起啊，就是他呀，这个你不是什么老戏骨，但是你在这个圈里啊。 混了这么多年了，对吧？也算老资格吧。老资格，你觉得这个演员做人，在中国是不是特别得讲究？要注意，一要谦和，嗯。二呢，在这个片场啊，尽量的跟大家融为一体。你可以提一些意见，你也提可以提一些修改意见，但是我认为这些东西都应该是在片场之外的事。 你可以在头天晚上跟导演去切磋，嗯，去商量，嗯，或者你有更好的意见，当然是最最好。最可气的就是经常会有一些演员，他给你来一些颠覆性的破坏，就是现场会来会来突然袭击的，啊，甚至我们那圈里还有很多演员，就是，就是我在片场这个演员，这个导演不能出现，啊，这种事情也有啊，怎么跟导演还较上劲呢？那不就应该他不光是编剧的问题，就是这个导演。 他不具备导我的资格，就是您可是这导演找的副导演，这种事儿也有。哦，还有这样的。啊，所以这次宋丹丹在现场改词儿也好啊，把那个原编剧的词儿变成化成自己的词儿啊，这我就觉得没必要大惊小怪。怎么讲？这这司空见惯，这这戏成了。 这戏不是已经播了吗？ <laughs> 已经播了， <laughs> 成了。你不管收视的吗？ <laughs> 这戏已经播了，就成了。投资方已经挣钱了，收收视也还可以吧。只不过就是有说好的，有说不好的，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很多戏他给你改了稀里哗啦，到现在播不了的怎么办呢？现在问世了，问世就是成功。 问世， <laughs> 真不容易啊！ <laughs> 对，问世啊，问 <laughs> 世，而且投资方拿回钱去了。要求不高，要求。哎，投资方比如说投了投了四千万，现现现在投资方已经拿回七千万了啊！哎，借势他借着机会他再炒一炒啊，这未必是二宋之间的问题，再炒一炒卖二轮儿啊，地方台还要再再播。 你明白了，所以千万千万没准是人家剧组商量好千万不要中套。现在到处是圈，到处是套，圈套哦。没事，还在咱们现在已经入了人家的圈套，这还不是老戏骨啊？ <laughs> 这个 <laughs> <laughs> 现在我们入圈套了。哎，李金儿，你们这圈里怎么说呀？新闻界。 我觉得就是刚才讨论的，就就是还是一个职业化的问题。我觉得像你说的，如果是一个各个行业都是一个高度职业化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导演可能他就是一个选菜单式的。比如说，我我我我来完成我跟我的这个价值观跟我的审美比较相契合的，那我们组成一个班子。现在。 就像你说你你在主世界一样，你的词你觉得跟你不搭，或者有的人觉得服装跟他不搭，就是太参差不齐了。那参差不齐的情况下，那你只能是觉得谁公认的社会地位高，谁的影响力大，那就听谁的，只能是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很功利主义的原则。我觉得现在不就是流行这样一套吗？全中国任何一个行业里边，没有比我们这个摄制组更参差不齐的了。对对对对对，啊，上至大学毕业，没错，导演系啊，什么研究生了、博士生啊，都有啊。 编剧都是学中文的，是吧？都都有，呃，摄影改导演的，美术改导演的，就是这种事多了。河南多少村的农民啊，现在已经占领了我们影视剧灯光的百分之八十了。哈哈哈是因为体力好吗？灯光对呀， <laughs> 哎哎， <laughs> 更有甚者什么呢？这个道具其实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一个工程。庞对。你比如说，我要演清王朝的戏，嗯，清王史应该是用什么样的？ 道具，还要制作什么样的？比如说我这个道光帝传给六子奕星恭亲王的白虹刀，嗯，你起码得去找，就一把妖刀就来了，对，这受不了这个。这这我这书里还提到了白虹刀啊， <laughs> 这讲过。 <laughs> 白虹刀真迹已已经丢失，然后我就让他们到故宫或者到恭亲王府，你把白虹刀那个照片拍下来，嗯，你去给我花两万八去做这刀去，嗯啊，就是有些现代戏呢更有乐了。 这个一个女房地产的大亨在家里喝咖啡，嗯，喝咖啡杯啊，一个小的金属的长瓣勺，哪怕哪怕是塑料的那种长瓣也行，就一杯就给搁那儿了。这女演员说：“那个道具老师，嗯，我要个勺。”啊有，噔噔噔噔噔噔跑到厨房，嘣。” 喝汤那大瓷勺， <laughs> <laughs> 没事没事没事就 <laughs> 乐喷了。还有的更更有乐的，就是什么？因为他就是个农民啊，什么文化都不认识。拍这个《神医喜来乐》的时候，嗯，这导演叫黄立佳，跟我说这事，给我乐乐喷了。就是这个道具，每天一看黄立佳来了之后，就特别的表现自己。今天我准备的怎么样？你看我这捆葱怎么样？这捆葱，这几片大蒜，你看我挂门口怎么样？啊，那好。 突然间有这么四五天，见着黄立家来他就躲，说怎么回事？是，怎么见我面就躲呀？肯定有事儿。嗯，哎，你过来，这两天你怎么一直没在我面前溜达溜达显摆呀？导演啊，这个道具我实在给你找这找找不着，是是什么呀？说您看这儿，一行大雁从南边飞来。 <laughs> 搞得黄丽佳啼笑皆非，说这是空镜， <laughs> 没空镜， <laughs> 那摄影去找去，或者是从哪儿再剪下来，不是你道具去找的，没错。 <laughs> 抓不来大雁了。我还见我我我我亲眼见见见见着一回，冯小刚开骂，在外面拍拍一个什么戏呢？就是那个酒吧，很高级的那个那个酒吧，然后是准备好了要拍了，突然就听听冯小刚说不拍了不拍了，说谁找的？就是这么高级的酒吧。 那女孩喝扎啤啊，怎么的？哎，这挺有意思，这种事经常发生。哎，我再问问你，李老师，我一直要弄一个电视剧，叫就叫道具，对对，但是但是太难了。哎，难在哪儿呢？就是这个演员，你能不能演出那个没错那感觉？咱们现在咱们还是关心演员的问题。我现在非常呃呃感兴趣的是研究权力结构。我觉得任何事情里头，在剧组里这个很有意思，因为你比方说啊。 在这个剧组里，如果是俩影帝，另外，另外俩主持人还可以抢词儿呢，对吧？可是这个拍戏是按台词儿说的，或者俩影后，你说，哎，这种就是多少出于公为艺术之心，但是又多少出于我个人得得拔份儿啊？这种心思是不是很微妙？嗯，多少场戏要有讲究的。你比如说，二十多年前就曾经有一部很著名的戏。 也是很著名的两位演员，就是因为一个二百八十场，一个一百七十场，这差着一百一十场这个事儿，你怎么演也吃亏呀？嗯，呃，如果不能加戏，那我就退出了。哎，果然后来也就退出了。那么现在呢，经常是三个影帝合在一块儿去拍，那这个制片人和导演，那就哄了这个哄那个，蒙了那个蒙那个，哎，骗了这个骗那个。 那最后因为后期不还要剪嘛，那么这主要是控制在后期剪的，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步骤。那你当以前不是有一个片子说很著名嘛？本来是两个演员，然后后来剪了剪了，主要是一个导演和两个女演员，然后最后剪了就变成一个女演员了，这不也是挺有名的一个 <laughs> 一个故事嘛？嗯。最后那个，而且我觉得在海报上名字排名是不是也很有讲究？你们是不是也很介意这些事情？谁名字在前？有些人很介意，很介意。 呃，甚至不惜一切代价，不不惜一切代价，呃，甚至要让这片子影响到几个亿的票房，因为他没想到啊，他他他没意识到，对，不但他没意识到，导演也没意识到，投资方也没意识到，嗯，但是事实确实是这样。你说因为哎，就是最近的戏，嗯。 但我不便说是哪部戏。这个演员呢，会不会是有一种啊？其实我觉得也很畸形的一种心态，就他太重视自己这个江湖地位，这个东西啊要命。你看，你从两种，咱们从表面上看哈，演员表演艺术家那是为了戏啊，不顾一切，这是他的一面。但是据我观察呀，还有另一面，不光名演员，还有名导，他们这个心里啊，这种争强好胜的心呐，要叫我感觉啊，比一般人强得多。强。 一般想做导演的人，他都是具有极强的掌控欲的，就是都有都有当皇上的心。哎，是是是。他愿意当导演， <laughs> 没错当当一个司令官哈，他要掌控一切，所以我就觉得。所以你看剧组里，但有时候滋味也不难，也也很难受。就是你，你请了这，你说你不请大牌吧？ 这戏你拍不了，你请了大牌来吧，你又难受。对，我现在听说还有的大牌是自己带着编剧来的， <laughs> 自己花钱见过，自己花钱请助理的，自己花钱请编剧来了给我改词儿。可是是改只是改，就是他带来的编剧都能让他给整了疯了，就就咕咚就躺在那 <laughs> 那楼道里啊， <laughs> 是吧？有就就赶紧送走我吧，不行了。有的就是不辞而别就跑了，就是扛不住了是吧？扛不住，了，扛不住。哎呀，你今天他说的是这个意思。 啊，你往那儿去改，过两天他觉得那个还是不对， <laughs> 我觉得还应该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贵圈儿，编剧跑了，贵圈太精彩了， <laughs> 所以编剧特别压抑，特别委屈。利用一件事情，他们就会爆发。所以这个应该理解他们。这次真的是群起而攻之啊，要理解。各种人在上面把他们的各种的抱怨，然后所以大家借这个机会也能看一看，就是真的是这个生态圈里的各种。所以这个就这统筹特策划。 或者这个文学统筹很重要。你比如说，我们跟投资方已经说好了，说这戏怎么拍。那么谁来把这故事讲完之后，把这个，比如说我来啊，说这戏啊，我们要拍什么戏了，我就举我现在准备我要拍的，比如说官窑也好，嗯，傅连城也好，嗯，我认为官窑谁能写，是吧？傅连城谁能写？那你要写傅连城，必然是要对京剧有些了解的人。嗯。好，那我就跟他多讲一些京剧方面的知识。 甚至我把这个我的一些想法，比如说京剧部分占百分之十，别别太多了，太多了老百姓也不看。咱不是京剧朴实，对，咱们主要是讲的人物命运故事，对，然后怎么怎么说。那么官窑这边那呢，我就要请对这个文物收藏感兴趣的，甚至对对这个皇室了解的，甚至是皇室后裔啊，由他来写。那么，但是主要是我来要先讲清楚，这个很重要。 你别老来回变，你比如说你跟这个或者这个，官窑，我就想把康雍乾三世这皇上都都都有，嗯啊，康熙、雍正、乾隆都有。那么郎廷吉和唐英呢，这是两个都督陶官合成为一，嗯啊，你就按照这么写。但是证据呢，洗说最好幽默一点。啊，过两天，比如说过了一个月，我突然间变了，我就把这编剧叫来，咱们这事儿啊不行，现在市场啊，韩国这个。 来自星星的你火了， <laughs> 这你都知道啊，火了，火了。但是现在的咱们广电总局又不让穿越，嗯，不让穿，越，咱们怎么办呢？咱们尽量多用闪回，你看好不好？让 <laughs> 闪回，呃，现代的一个文物收藏家，嗯，说了这件瓷器，然后闪回到那个时候，这这瓷器怎么烧的？ <laughs> 这戏再写起来就整个颠覆了，这编剧能疯。咱们去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还有什么事？哈哈哈是？ <laughs> 还有什么精彩的？特特特特别多。不是，我觉得像李老师刚才说的，一个演员来大段大段删掉的。新鲜，所以你们问我的时候，我就想不起来是什么。不是你刚才说的大段大段把台词删掉，那肯定是一个很有名的演员。这个，这个我觉得在中国的文化里非常正常。其实大家现在老把这个你们这个就就新中国的演员当成什么不同的人，其实照我看啊，现在他们的很多心理人际关系啊。 跟过去梨园行里的抢戏一样的是吧？那个时候什么这个四大名旦的或者谁谁谁同台演戏啊，这种心理是很相似的，对吧？谁是角儿谁大还不太一样，哪儿不一样？那个时候人家挑班唱戏呀，可真是他掏钱给大伙儿发发钱哦，是角儿的钱，角儿挑班啊。 对，他得养活一帮人，是吧？没错，等于是宋丹丹的戏。 <laughs> 每月， <laughs> 宋丹丹是老板，独立制作人嘛。人家上海是吧？几个剧院请高庆奎高老板去唱戏，这高老板可能就会说了，说听说婉华是是这个上次上海不错啊。婉华就没演，没没梅兰芳啊。这个每月包银你们给多少吧？啊，我每月包银给八千。哦，那我低于一万不去。 啊，因为生旦净末嘛，是吧？老老老生为首嘛，哎，我们英，我们应，啊，那我先只唱一出《逍遥经》，啊，说那那哪行？说迈不动座，我再换戏，这这创了这我给你保底，哎，这这创了中国京剧历史上一个奇迹，连唱六十天《逍遥经》，就一出戏，嗯。 他好在哪儿呢？就是有有些有钱的人呢，一些达官贵人呢，一些这个出没于十里洋场的，他每天不听他这《父子们做公院这六个字他就不过瘾，不行，我得花花，我得花三块大洋，我得去听去。嗯。哎，等到六个月之后，您再联系。他拿这一万大洋给大伙分钱。嗯。哦。所以你不行的，你不听话的，你可以说。哦。现在不是，现在您拿走了剧组的一大部分。 其他我不管了。比如说， <laughs> 有的演员拿到一百万一集，四十集就拿了四千万。怎么挣的？拿了四千万，您拿走之后，这个剧组一共还是你不到两千万了。没错。那么这两千万里边才给大伙分钱，不是说你拿出四千万里你给大伙分钱。哎，那你可以说这场戏你没了啊？对。啊，那场戏的词儿你别那么说。没错。我觉得你可以说话。这可不可以合同来约束啊？我们合同来写的清楚一点啊？有没有？您要是真拿美国演员工会那合同来啊？ 不好用，咱们就一部戏都拍不了， <laughs> 全是违法。这么厚一摞的，嗯啊，这么厚一摞，没人给你签。有的演员也拿来过，啊啊，全国没人跟他签合同， <laughs> 因为咱们这儿经常是，那些都没有用。没错，那个他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你合同上签的时候，有的演员啊说签八小时工作制，我呢就一直觉得八小时可能给人太少了，连化妆、带准备、带吃午饭太少了。 我一般都跟人签十小时，啊，有的八小时，有的六小时啊，有的是从出酒店开始八小时。 <laughs> 啊，怎么算这么严格？啊，你想想，你从建国门那儿 <laughs> 到北影，是吧？啊，这个演员啊，确有其人。嗯。得北京交通管理局剧组得联系，得给他这警车开道，可不能堵车啊！这堵车可了不得了。啊。给他开道送到北影场，到化妆间，再还还是古装啊。嗯。再化完了。 这基本上连路程带化妆完了，两个小时没了。这拍俩小时，开始吃饭，吃完饭之后下午又拍俩，又拍俩小时。经纪人就开始跟制片主任说了，回程也得算上啊， <laughs> 现在要回去了。 <laughs> 哎呦，谁这么大腕儿啊？李老师说一说。多了，多了，这这这香港的，嗯，确有其人。片场那叫谦和啊，好，但是超不行，超您签字。 这这是美国合同，哎，你签字，超一小时二十万港元啊！您签，您就得签，全布置好了，你不拍不拍，今天浪费更大。嗯，可是中国大陆的这合同不敢这么签，签了就不行，因为他有很多人情在里面。对，哥，求求您了，这场景明天就得撤，还有两场戏，您您辛苦仨钟头，明儿上午让您晚起一会儿啊！我就给人拍啊，我觉得这方面还是咱们这好。 还 <laughs> 有点人情，好吧？没错，没错，没错。所以有些东西你你说不清，纯都按纯合同来，纯按利益来，也拍不下去了。你没有一点人情也不行，这不适合中国国情。对，还是中国的，就中国特色就是什么都是新新生事物，哎，没有模式，所以都而且这个就关系太复杂了，你知道吗？就中国，你说连价钱也不一定了，对吧？我碰见一个好导演，一个好戏。 我甚至可以不要钱，我也拍，这对我的艺术有好处。对，但是我在这儿挣了好名声吧，我要到你那糟戏里把钱全挣回来。对观众不要认为我们每部戏都去挣钱。嗯。有，我也有很多时候就一分没挣，有的时候是还人家情，有的时候是帮人忙，有的时候是因为，人家那么大导演还能想着咱们，我还曾经回绝过一次，还能想着咱们，哎，不错，不提钱。 哎，你你给我就拿，不给我也不提了。嗯，这种事儿也有。哎，李老师，你这在国外是不可能。互相的片酬是保密的吗？应该是保密的，都是保密的。应该是保密的，但是现在行业内现在没什么秘密，就是谁谁现在谁多少钱，谁现在谁多少钱。 <laughs> 但是比如说每一个剧组请不同的身价请，这还是应该是不不不互相通知的他他也根据这些投资请，你比如说他已经请了现在最当红的，现在一部戏就火了，又现在不得了的这个人，他在。 希望我希望我去演他爸爸，这没那么多钱了啊！李老师，您您给帮帮忙，我们尽量把这戏啊压缩到，他就他就不按集给了，他按天儿，您帮三天忙啊！我一想也还可以，三天嘛， <laughs> 帮帮忙，这也是中国特色，哎，也是中国特色， <laughs> 哎，你等你走的时候给你一包，哎，什么事也不耽误。 嗯，还玩了玩，挺好。哎，咱们接着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中国有一成语啊，叫人情世故，这个跟西方啊，跟太不一样了。就西方那个，一切咱觉得好像就就就得该怎么办，就跟机器似的，对吧？有了好的剧本，打磨好了，那么演员按照这个剧本演，一步一步的，最后。 每个环节都强，出来的产品就强。对，它是一个生产链条哈，像一个工业化制作一样，所以它那个产品，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咱们这我我头一次听李老师说，还最后改的最后连片最后都剪不出来了，我还真是头一次听说。导演。 另请导演，另解，然后还得加这。这成烂尾楼了，这不成了吗？没错，你比如说，我跟你讲，主持也很有意思，有时候就是看谁腕儿大。比如说，几个主持人往前一站呢，有时候我就觉得吧，让他们有点自相残杀。导演，因为导演比他们腕儿都小。俩主持人，你知道，我还见过特可乐的，争什么呢？我站，我站左边，还站中间，我还站右边。 这都是很计较，你别看表面上都笑呵呵的，实际上我我往这儿彩排的时候，我往这儿站站，要是没人说，我可就站这儿了， <laughs> 你知道吗？要另一个人说，也找一借口说，哎呀，我这个发型左边不好看，我我我我得站这边底下导演就这么看着你们，也不敢说话是吧？因为这这按按说有时候这得需要导演说，他站哪儿，他站哪儿不就完了吗？对呀。但是导演不敢说，你明白吗？可是导演，比如说一个晚会总导演，总得给你们规定位置吧？谁是主的，谁是次的？ 这个不得说清楚吗？哎，他要不干呢， <laughs> 他要不干呢。包括这词儿，谁先说第一句话？其实要照我觉得啊，这跟观众有关系吗？我觉得很多有时候主持人争的东西啊，我我为什么不跟他争啊？因为我觉得这没有意义，没有哪个观众会因为哪个主持人先说话，他就觉得你是个好主持人。因为你有锵锵三人行， <laughs> 你用不着跟他们争，这咱不挺好 <laughs> 的？哎，郑哥。 真的怎么节目结束了？这多说一趴， <laughs> 还是说的正题儿啊？ <laughs> 这押题押的太好了，是没错没错，儿，这这这，还说不是老老戏骨，老戏骨，这就是江湖上混出来的人就中国人啊，他他可以把利益放在后边，外外国人是把利益放在首要的，唯利益论，世界观价值观不一样啊。接下来为您播出《文明启示录》。这戏火了，下部戏还合作。 中国人不是，这这一期火的。